你究竟什么意思？斩草要除根呢，让公无悔出不了天牢。哥哥要是帮我这一回，母亲和方家感恩戴德，从此死心塌地为哥哥马首是瞻。永琪、永林两位哥哥的事儿，就算死，我也会帮太子哥哥瞒下来的。 我们都生在荆棘丛里，长在荆棘丛。 为什么就这样讨厌我呢？连看都不想看。算了，睡吧。我怕你。 会对你好，比谁都好，永远都对你好。几回花下，坐吹箫。 银汉红墙入望遥，四次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？风弄云著。 个人古风耽美广播剧《太子》第二集。常德富，殿下醒了。 难得睡得这么踏实呢。嗯。永琪去哪儿了？禀殿下，在侧殿。侧殿。在干什么？哦，和永林殿下下棋。哦。我去看看。 在这儿，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哎，永琪哥哥，你把这两个子去了，让我吧。啊，永永善哥哥，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？我就过来看看，哥哥，该你下了。呃，能不能不放那儿啊？你看，我好不容易只有这么一块地方呢。 没出息！我来帮你想，我认输。永 <laughs> 琪哥哥输了，这次终于轮到我要彩头了。又不是你赢的，哥哥，彩头该归我吧？向来就没什么彩头，也就是输的人。 写一幅字给赢的人。哼，永琪哥哥过去可把我罚惨了。永山哥哥要帮我报仇雪恨，就罚，就罚！我赢的彩头，哪轮到你多嘴？还不给我回去好好念书！哎哎哎哎，哥哥，哎你别推我呀，我自己会走。切，不玩就不玩。 要写什么？写什么好呢？猜猜这是什么字？嗯，哦，哪个“哦”？无独有偶的“偶”。 是佳偶天成的偶，我的永琪哥哥。随你些什么。我现在有事要出去一趟，等我回来看。 小的拜见太子殿下，起来吧。殿下真是勤于理事，这么冷的天，还亲自过来巡视天牢啊？前阵子有个御史被父皇关进了天牢，在何处？御史？哦，殿下说的一定是公会。在这边，小的给您带路。 把门打开，都下去吧。是。臣公无悔，拜见太子殿下。亏你还敢自称臣子，放肆妄言，诽谤国戚。 这就是你这个臣子应该做的。想不到五皇子居然把太子殿下也牵扯了进来。殿下的来意，我已猜到。公无悔，遵命就是。你多疑了，我并不想你死。臣知道，殿下是非分明。 如今插手此事，必有不得已的苦衷。眼下，我有一事需向殿下言明。说，庆宗十九年冬，皇上密召我入宫，提及欲在次年春天册立殿下为太子之事，但我对皇上直言此事绝不可行。 <laughs> 什么？ 先不论能力，永琪殿下身体羸弱，常有病痛，只此一点，也难成为太子正选。那为何当时却立的是永琪？难道说，皇上和我的看法一致？皇子之中，殿下，您的才干最大，应选为太子。但越兄而上位，势必会引起纷争。 因此，我向皇上提议，先册立大皇子永琪为太子，然后废。 <laughs> 原来真相竟是如此。殿下，你要保重自己啊。 皇上为了殿下您，不惜舍弃永琪殿下，先礼后废，父子同心。永琪殿下也是皇上的骨血，难道他不心疼？这是为君者的不得已。为了保住殿下，为了让天下万民将来能有一个好皇帝，皇上可以舍得自己的骨肉，难道？ 还舍不得一条性命。不管五皇子用什么威胁殿下，我一死，也算让殿下过了一个难关。臣死而无憾了。慢，殿下放心，还不到时候。 殿下今日亲自探监，我这样死了，岂不让外人有机会构陷殿下？公会不会做这种蠢事？第一次有机会和殿下近谈，不胜欢喜。让我送殿下一份薄礼。臣以妄语入罪。 身陷天牢，闻于雷霆，不胜惶恐。唯太子殿下亲至开导，嘱咐谆谆。许无悔以臣子尊君之道，恩而亲厚，臣反思再三，涕零不已。 愿立此字据，望殿下藏之，以观无悔之改过也。请殿下收好。死不一定是唯一的办法，容我再想想。 会有两全之计。殿下回来了，永琪殿下已经用过午饭了。现在人呢？哦，正在房里午睡呢。 本来不该被押往南陵，不该进内城院。父皇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无辜的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，你明白吗？我真怕有一天。 会全都明白过来。 会在这儿？哼， <laughs> 你忘了，这里是太子殿，是我的地方。起来吧，现在太阳正好，你该出去晒晒。永琪哥，快起来！趁着永善哥不在，我们不如……嗯，永善哥哥，怎么你也在这儿啊？ 趁着我不在，你们想干什么？ <laughs> 我们说好了，下午一起练字。啊啊，对，练字。永琪哥哥，你午睡够了，快来教我写字吧。你居然也知道练字，真是难得。既然求得勇气教你，就不要偷懒，好好练。 哈 <laughs> 哈，嗯嗯，你们慢慢练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做，不陪你们了。 要保重自己啊！不管五皇子用什么威胁殿下，我一死，也算让殿下过了一个难关。臣死而无憾了。公无悔赠我此信，是为保我周全，万不能落入永生一等之手。 我宫中皆是可信之人，将信藏入暗格，应该是妥当的。只是，如今宫无悔身陷牢狱，永生步步紧逼，这个局，我又当如何破解？常德富，上茶。 张太医的药送过来了。你说的这么鬼鬼祟祟的做什么？ <laughs> 是是那个药。哦，原来是那个。药效如何？药效慢一点不怕，最要紧的是不可伤了身子。张太医说，是他家祖传秘方。 药效好，绝不伤元气的。你手脚要干净些，不可被勇气看出来。殿下放心，只需把筷子泡在用水化开的药里，进食的时候药自然吃到嘴里，没人察觉得出来。嗯。 此事你亲自去办，不得假手他人。去吧。是，小的明白。这一撇要这样。哦，对，手把手教永明写字呢。 看来哥哥还真是个好师傅。永善哥哥，你办完事了？啊， <laughs> 等我一会儿，我把这个“镜”子写完，我今天就算交足功课了。好了，写好了。嗯，想不到永琪哥哥这个“镜”子教的这般好。 哥哥，今天也教导教导我吧？怎么，不会是连教导一下弟弟也不肯吧？永善哥哥的字不是写的很好吗？母亲老说你的字比我好上十倍。你啰嗦什么？在我书房混了一天了，还不快点回去？ 从明天开始，给我好好待在母亲那边练功。啊，哦哦，那那，弟弟就先回母亲那儿了。哎，永林殿下，您这就回去了？小的正准备让厨房做点您爱吃的点心呢。滚滚，滚！你这狗腿子，假惺惺的！ 怎么？当真不愿意教我？你当哥哥的也太偏心了，一样的兄弟，何必这样分作三六九等？你其实写的比我好，又何必要我教？不是笑话我吗？你不拿笔，我怎么教你？ 喏，笔已在手，现在哥哥可以教我了吧？我的字是雷太傅教的，你的字是王太傅教的，入门本就不同。雷太傅教写字，重的是脉络。你看，这个“静”字，要写的四平八稳，显出“静”的意思来。 却很不容易，连我自己也写不大好。永琪，只要你待我有待永莉一半的好，我就。殿下，晚膳已经准备好了，用膳吧。 张德夫，殿下，永琪殿下还在沐浴我知道，你去多叫两个内侍看着，一个眨眼的功夫都不能给他。要是他在里面解决了，我就把你按到澡盆里去见太上皇。哎，是是是。 勇气哥哥，我来看你睡了没？ 七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不，我没事。来人，永琪殿下不舒服，传宫。 你到底怎么了，殿下？有什么吩咐？没事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哥哥，他们都走了，继续睡吧。哎，哥哥手上。 怎么黏糊糊、湿哒哒的？我我，傻哥哥，这有什么好羞的？嗯嗯嗯，别摸那里。 睡得这么晚起来，父皇知道了不好。我们怎么就睡得晚了？上次下棋你输了，答应给我写的字呢？我今天给你写吧。永善，你松开。 我要起来了。要是我不怂呢？我就是不怂你待怎样？你这个样子，哪里像个太子？这样子不像太子。那我帮永琪哥哥弄这里的时候，就像个太子了。啊，嗯。 叫一声“永山弟弟”来听，弟弟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没听见啊？再叫一次，大声点！你也知道我是你弟弟，我以为你的弟弟只有永林呢。 山， <laughs> 暂时先放过你吧。对了，你的案子已经审清楚，我也禀报父皇了。你就暂住太子殿，和我一起读书。哦，还有，你现在已不是戴罪的皇子，按理说。 是可以要求见一下你的母妃的，真的。可惜你虽然无罪，丽妃却是因罪被关在冷宫的嫔妃，这个身份，就算亲生儿子也不容易见面。那 <laughs> 该求谁？ 你心里有数。两位殿下，午膳已经准备好了，不如让人进来伺候两位殿下梳洗，可好？进来吧。给两位殿下请安。 一点小事也做得不尽心，这么个小东西都不会带吗？殿下恕罪，恕罪，殿下恕罪，殿下恕罪。殿下息怒，是小的没管教好这些奴才。这玉佩是仿东越国的款式造的，宫里不常见，他们不会摆弄，也不奇怪。先要把这个带上才对。 还是让常德富。这东西我也没见过。父皇赐给我后第一次戴的，哥哥让我见识一下吧。你们都下去。是。奴婢告退。都下去，都下去。麻利儿的。 人都走光了，没人看见我们。胡说八道！ <laughs> 好，我不胡说八道。哥哥，你的脖子真白。 今晚还睡这儿，帮哥哥做做晚那个的事，好吗？玉佩该妥帖了。啊！到底好不好？不好。真的不好。该用膳了。也好。 用膳之后，再和永琪哥哥商量这件事情。 云奇哥哥，你别动，这玉佩还是给你戴着吧。你看，这样多好看。这是太子的东西，别人不能戴。不过是一件玩物，你那么在意干什么？我的东西，你嫌弃啊？ 你也多少穿的尊贵一点，不然等丽妃见到你身上寒酸，还以为我这个新太子刻薄你。折腾了这么久，哥哥一定饿坏了吧？吃吧，这豆腐是好物，可惜始终太素了。我叫人用云腿片夹在里面慢火蒸过，味道会好些。 怎么？我不爱吃云腿，它藏在豆腐里面。我吩咐厨子把云腿片弄出来才上桌的，一定是他们疏忽了。再遇到里面藏着云腿的，给我吃就好。我就知道来的早不如来的巧，嘿，我也刚饿着呢。 永善哥哥可真小气，每天就是青菜豆腐萝卜冬瓜的，肯定饿坏永琪哥哥了。哼！常德富，加两个荤菜。永林是个一顿没肉吃就活不成的。 为永林殿下新添了两样荤菜，殿下尝尝合不合口味。本来想弄个您最爱吃的牛肚子热锅的，但那东西耗时，怕让三位殿下等太久。 <laughs> 你也太会巴结人了吧？弄两样菜就能被你捧出一朵花来。哎，得找个东西赏你。哎呀，糟糕！今天练的是骑射，小玩意儿都没带身上。 这次拿不出东西，岂不尴尬死了？嗯， <laughs> 永琪哥哥，你这么虚的腰，挂着这么大串东西，沉甸甸的，多辛苦啊！不如把这块玉佩寄给我先试试，以后我弄个更漂亮的还你。雨林，你要东西别的不行吗？哥哥去找个好的给你。你快住手，别把它弄坏了，弟弟。 你要东西赏人，我这里有一堆呢，随着你挑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尽管选了，我差人给你送过去。常德富，今天小厨房的菜做得很好，你也算尽心了，拿着这个，去吧。谢殿下，谢永琪殿下，谢永林殿下。 太子殿下，小的有要事禀报。 <laughs> 你们先吃着，我出去一会儿。说吧，殿下，淑妃娘娘去了冷宫。 什么时候的事？娘娘约莫一个时辰之前去的，带了一个食盒，说是给丽妃娘娘弄点好吃的送去。门口的侍卫们也不敢拦，就让她进去了。食盒里的东西都有查验过吗？查验了。而且淑妃娘娘离开后，丽妃娘娘依旧好好的待在里头呢。哦。 难道母亲真的是好心去送些吃的？像是有聊了两句，说了些什么？小的不清楚。冷宫是后宫里头管得最严的地方。这几天小的还暂时无法和里头的人打上交道，目前只买通了一个看门的侍卫。等再过些日子，小的想办法慢慢往里头渗。嗯。 以后再有不寻常的人在丽妃那里露面，你立即来报。别再像这次一样，人都走了我才得到消息。是。 殿下，刚才淑妃娘娘派人把永林殿下接回宫了，说是要查问今日的功课。嗯，永林整日在我这太子殿里嬉笑玩闹，不务正业，是该被母亲好好管教了。对了，张大夫，那个药今天给永琪用了吗？用了。 怎么看起来药效没昨日好呢？应该不至于，都是一样的药，只是殿下吩咐过，永琪殿下身子弱，所以不敢下重了。昨晚的药也是服过一段时间才见效用，现在恐怕也要过上一两个时辰才能那个。你不是说这药绝不伤身吗？ 怎么现在又来说不敢下重了？是是是，只是这筷子进药确实是隔了一层，药效难免有失。小的将功补过，现在就去给永琪殿下泡一杯好茶来。 听常德富说，永林那个聒噪鬼被母亲换走了。哎呀，这清静可来之不易呀！下午的课不知定好时辰了没有？之前王太傅的课听着很有意思。我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吗？你这样盯着我笑。 一家的兄弟，不过看两眼，永琪哥哥也要计较。我我也没说要计较。太子小心肚子不舒服，刚刚才吃过饭，乱动容易伤胃。 <laughs> 你叫我什么？永善。 嗯，弟，弟弟，两位殿下，小的送热茶来了，让个道吧。什么让个道？说的好像我欺负哥哥似的。常德富，进来吧。 吃过饭了，确实应该喝点茶水。 <laughs> 永琪殿下，这是您喜欢的龙井。 果然不错，这是极品龙井，父皇前几天才烧下来的。这水也是城外圣女山上的泉水，冰天雪地的，叫人清早拉回宫的。别看区区一杯茶，真是花了不少心血。 <laughs> 这是父皇的赏赐。圣女山的泉水烹茶，是太子的规制。 寻常皇子怎能同理？我我不该喝的。哥哥说什么笑话？你在这住了一阵子，哪一日吃穿不和我同理？若说犯禁，早就犯了，还在乎这么一杯茶？你不如赶紧几口喝完，毁了罪证。别忘了，下午还要去见丽妃。 我真的下午就能见母亲。这是，父皇已经准了。啊啊！永山，你你做什么？帮哥哥的忙啊！丽妃毕竟在冷宫软禁多时，你此去相见，穿的这样奢华，恐怕有些不相宜。 我自己解就好，哥哥别乱动，万一不小心把这玉佩弄坏了，我们两个都不好向父皇交代。这可是父皇赐的，不大不小，也是个不尊国君的罪。想不到这东西这般难拆啊！哥哥，再忍一会儿。 不是，哥哥的手真暖，身子也热乎乎的。我抱着哥哥，就像抱着个火炉一样。你先放开，再等一会儿，快解开了。你根本就是在胡闹，哥哥怎么越来越会教训人了？ <laughs> 不过你既然是兄长，就该有兄长的样子。 不然怎么当弟弟的榜样呢？我怎么没有兄长的样子了？好哥哥，那你怎么做完，让弟弟帮你做那种羞人的事，还把我的手都弄脏了？不能狡辩了吧？ 要干什么？嗯，我我只是在帮哥哥的忙而已。不要，我不要你啊！嗯嗯嗯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东山，你住手！ 柳沙，你别这样，哥哥，我帮你吧。嗯，这里就我们两个人，哥哥别忍着，想叫就叫出来，用不着担心那些下人们，他们要是敢在背地里说哥哥一个字的难听话，我就割了他们的舌头。 有啥？有啥？有啥？我在这儿，我在。有啥？你，你的，你的也翘起来了。 是我不好。 手缩回去什么意思？我我不管什么，总不能这样弄一半就溜了吧？好歹把这次弄完，好不好？日后我我会像永林一样听哥哥的话。我不用手，用用身子不行吗？ 是父皇赐的，要是尊敬国君也不在这点小东西上。我这里这么多东西都是御赐的，弄坏一样就要降罪的话，早不知道要被降多少罪了。也不在乎这一桩，嗯，要松一点。 件事情告诉别人，谁也不说。说了我就天塌劈。 还想不想要不？我别再弄了。啊！有山，你要干什么？哥哥，你那里太暖，要慢慢适应才行。再弄伤几回的话，明天起来会疼的。你要是还想要，我用最棒。 今天才知道，好哥哥，是我不好，我知道我对你不好。的哥哥，难得你对我有这份心意，我知足了。他日我这条命就算送在你手上。 手脚麻利着点儿，快把院子打扫干净。常德富，殿下起身了，这红光满面的，睡得一定香甜。赏你的，拿去吧。昨天你那茶下的什么分量？要立即给我扔了。要是我那哥哥以后身子有一点不好， 看我不生挂了你！谢殿下赏赐，谢殿下赏赐，小的马上就去把药处理了。嗯，出去吧，别扰着永琪睡觉。是 <laughs> 是是。 永生哥哥，永生哥哥，母亲打听到父皇的病好像又重了，江你立刻去给父皇请安，我也跟着去。 大人，还请稍安勿躁。太子殿下来了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。武才，里头现在到底怎样？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还没有出来呢。皇上四更起说不自在了，怕惹出谣言，吩咐不许说出去。 只让当值的张太医过来请了脉，今天一早，才又传旨把陈太医立招入宫。永胜哥哥，父皇到底怎么了？真的病重了吗？闭嘴！你胡说也不看看地方。父皇正值壮年，大概是近日受了寒，即日就能打好。可。 是太子殿下，哦，永莲哥哥也来了，啊，好久不见，五弟，太医还没出来，我们兄弟先在这候着吧。五弟，这么冷的天，你还来殿前问安，亏你对父皇有这个孝心。太子哥哥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孝乃百行之首，我若连这点孝心都没有，怎么为人子呢？ 对了，怎么不见永琪哥哥？他现在不是和太子哥哥住一块儿呢吗？是没得到消息，还是出了什么事儿？永琪吗？哼，他刚刚从内城院放出来，虽说查不出什么大罪，毕竟也有做事不谨慎的小过，所以我命他暂时不要离开太子殿，好好读书反省。原来如此。 哎呦，两位哥哥，这里太冷，又不知道要等多久，我们进暖箱等着吧。五弟，你身子弱，你先进去吧。那哥哥，我留在这里就好。父皇病着，我心里不安，急得冒汗。入了暖箱，反倒更不好受了。 陈太医，父皇到底如何了？父皇安好，究竟是什么病？太子殿下，到底怎么了？能怎么呢？皇上是天子，身子骨有老天爷照看，我们不过是伺候一下，用药进补罢了。药方微臣已经开好了，各位殿下要是请安的话，在门外。 磕个头就回去吧。我进去向父皇请了安再走。皇上累了，只想和老臣子说说家常，下旨各位皇子都不要打扰，只召王太傅进去。既然陈太医都说无碍，那永林，你在门外给父皇磕个头，然后回去向母亲禀报一声，也好让他安心。 哥，好吧。永生哥哥说的是，我也得赶紧回去向母亲说一声才行。 父皇既然现在不便，那我就再等等。等父皇好些了，我再进去请安。那也是殿下自己的孝心。微臣先告退了。 殿下，往前面站站吧，这里风太大了，前面好些。这里是臣子候召的地方，我站在这里就好。到前面去，不合规矩。殿下还在等着皇上召见吗？ 请王太傅代奏父皇，永善心挂父皇身体，盼能亲自向父皇请安。殿下，请自行进去吧。皇上有旨，说老臣出门，若是遇上了殿下还在候着，就叫殿下进去。 儿子给父皇请安来了，起来吧，到父皇这里来。父皇，让儿子跪着伺候吧。哼，你这脾气啊，听。 王景乔说：“最近在学老庄。”“是的，父皇。”“都学了些什么？”“回父皇，老庄还是初学，王太傅只讲了两三章简单的。”“简单的，嗯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” 这两句，学过了。是，学过了。这个叫简单。儿子说错了。老庄大道，儿子才多少斤两？连面上的道理都还没学会呢。多谢父皇教导。你太年轻，现在不懂，也没什么可怪罪的。 就怕你一直都不肯懂。你是太子，功课上，父皇就难免要考究的严一点明白吗？明白。那父皇问你，为何天地不仁，圣人也不仁呢？天地和圣人，并非不仁。 只是因为没有私心，不偏颇，任万物和百姓自由自在的活着，各有其命的出生、消亡，才令人有了不仁的误解。各有其命，你怎么知道谁的命该是怎样的，永善？ 刚刚王景桥和朕说了一个故事，很令人深思。朕说与你听听，父皇，请讲。有一户人家靠养鹅为生，当父亲的有四个儿子，每一个儿子他都很疼爱。可是有一天。 大儿子得了怪病，请来的郎中说，要治这个病，需每日喝一碗，用一百颗新鲜鹅心熬制的鹅心水。于是老父亲每日杀鹅，熬鹅心水给儿子喝。可一月之后，鹅心水的药效渐失，儿子再次病重。那郎中又说，救，还是有救的。 但这次，必须用病者一个兄弟的心来熬才行。如果想药效更好，就要用那户人家最聪明能干的二儿子的心。听了郎中的话，那老父亲流了一夜的泪，第二日亲自下厨做了饭菜，给他那生病的儿子吃。哈哈。 太子，你猜那老父亲要做什么？父皇，儿子愚钝，猜不到那老父亲要做什么。儿子只知道，您是天下间最慈爱的父亲，是天子，想糊人家解不开的事，绝对难不住您。父皇。 这都是儿子的错，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永琪哥哥。求您放过永琪哥哥，父皇。 <laughs> 朕是天子，但朕真的也想做个天下最慈爱的父亲。太子，别折腾了。 回去吧，父皇。来人啊！太子忧虑朕的病，急得不肯回去，你们送一送。是，父皇。太子殿下，请吧。父皇，都是儿子的错，都是儿子的错，父皇，父皇，父皇。 难得两全。 和天下之间，神仙阴谋阻碍牵连，纵身地狱，命向暗箭，信手许下的遗誓。 纷扬扬，总是天。 还问谁人厌你，我难些。